上一讲呢，咱们说了德军北路对列宁格勒的进攻态势啊，在以神一波速度进军之后，结果呢被阻挡到了这个卢加防线。其实呢，在德军的计划里呢，咱们也说了，希特勒对于攻克列宁格勒的时间节点是最有把握的。区区几百公里，怎么着推一个月也差不多了吧？啊，就算列宁格勒这个城攻不下来，兵临城下应该没问题呀。 结果走到还剩三分之一的路程的时候，实在是走不动了。在被希特勒骂了个狗血淋头之后，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莱布元帅也不得不进行了紧急调整。首先，莱布加强了突进的兵力。之前咱们说突击的主要力量是曼施坦因和莱因哈特指挥的两个装甲军的兵力，但毕竟是突击力量嘛，兵贵神速。 在苏军猝不及防的时候，突然给一家伙还行，但是，一旦突击运动战变成了攻坚战，那就没辙了。所以，在这次的兵力部署上，莱布让屈西勒尔的整个十八集团军群给莱因哈特帮帮场子，从北面卢加河下游向前集中突击，在南面。 刚刚赶来增援的霍特装甲集群主力，配合布施的第十六装甲集团军，从卢家河上游进攻，然后来个九十度大转弯，向东包抄列宁格勒。可以说呀，这次战略部署十分精妙，而且出其不意。当然了，还有更绝的，有没有发现缺点什么？哎，曼施坦因呢？ 德国人这次玩了个邪的，曼施坦因单骑出马，麾下的第五十六装甲军从中央佯攻苏军，把苏军主力往中间引。毕竟曼大叔是名声在外的，苏军必然判断这儿是德军主攻方向。如此一来，苏军两侧肋骨就暴露出来了，被德军在两翼重拳出击之下打的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曼大叔没得说，能者多劳嘛，是吧？虽说这个苏军战五渣一点，但毕竟人数在那儿，一仗下来，曼大叔麾下第八装甲师几乎是全灭，最后总部不得不紧急派了个党卫军警察师来填空。应该说啊德军这次进攻非常顺利。 北路德军率先突破防线，切断了这个地区到列宁格勒的全部铁路和公路交通要道。南面呢，突破速度非常快，是吧？霍特老爹不是吃素的，在中路跟古德里安、古大将玩的挺爽，那来这边也是熟门熟路，直接占领了俄国历史名城诺夫哥罗德，然后东进列宁格勒。曼施坦因在完成了这个艰苦卓绝的顶缸任务之后。 阵地被第五十军接防，他的部队被派往增援南路突击集群。毕竟这一路莫角拐弯进攻比较麻烦，所以得找个认路的领航啊！万一直接开北极圈去了就麻烦了啊！另一方面，在德军进攻的同时，列宁格勒北边一直坐在城楼观山景的芬兰东南集团军突然行动起来，向拉多加湖逼近。 另一路，芬兰的卡累利亚集团军也向对面的苏军发起了进攻啊！这帮人心里想啊，让你丫当年耍剑欺负我，现在轮到你了吧？如此一来，明显列宁格勒被包围在所难免。虽然德军遭到了十分顽强的抵抗，甚至每天平均进军速度只有两三公里，但是到了八月二十一号。 据希特勒规定时间点一个月之后，南路的德军切断了列宁格勒最重要的列宁格勒莫斯科铁路；北路德军到达了距离列宁格勒市区只有二十公里的郊外，拿北京的距离说呢，就差不多打到大兴了。到了九月八号，南路德军到达拉多加湖沿岸，占领了一个叫施吕瑟尔堡的地方，这意味着一个非常要命的事儿，啥呢？ 那就是列宁格勒和外界完全断绝了，想来这儿旅游只能坐拉多加湖渡轮了。有人说，不是有个宽阔的拉多加湖吗？啊，这湖确实挺宽，欧洲最大的湖泊。但是由于太大了啊，又处于这个大陆性海洋性气候的交汇处，所以它的湖面水文条件非常不稳定，经常刮很大的风。 在当时啊，基本上没有什么航运价值。如果非得进行航运的话，只能走湖南面的一条人工运河。但是这个地儿被占了之后，运河肯定是不可能用了。事到如今，莱布和弗罗西洛夫的心情啊，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据说。 弗罗西洛夫在得知列宁格勒被包围的时候，打算一个人拿着枪，骑着马去冲击德军阵地。他以为自己是单雄信呢，是吧？独踹唐营，是吧？想当个烈士，估计啊多半也是演好戏啊，好让这个斯大林同情他。但是老福，哎，too young too simple，是吧？在得知列宁格勒被围困之后，啊，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组建列宁格勒方面军，任命朱可夫为司令员，火速赶往列宁格勒。 朱可夫干嘛呢？啊，这个时候干嘛呢？啊，这个时候他在当预备队司令员啊。原因呢，就是咱们之前说过，因为基辅的事儿，他顶撞了伟大领袖啊，犯了这个忤逆之罪，由总参谋长啊被贬为预备队司令员，是吧？其实这多好啊，预备队不定啥时候上场呢，是吧？比赛完了可能你都不用上场，是吧？多悠哉啊这活要让巴普洛夫干，早就美的屁颠屁颠的了啊！但是。 老朱不是能闲得住的人呢，在被斯大林紧急召见接受任务之后，朱可夫就带着三个助手紧急飞往了列宁格勒。等这一帮人到了列宁格勒的指挥部，弗罗西洛夫正开会呢。啊，会议室里乌泱乌泱啊，你一句我一句啊，吵蛤蟆坑似的。基本上这个讨论的就是呢，万一咱哥几个受不住了，该咋整？啊，朱可夫径直的就走了进来。 也没打招呼啊，直接跟这个弗罗西洛夫说啊，我现在正式接替你的指挥权，你带着你的人离开会议室吧，是吧？等候总部指令啊。按理说，无论资历还是军阶，弗罗西洛夫都比朱可夫高得多。但是呢，这会儿这位官场上得意、战场上失意的老油条也不说啥了。平时都是拿下巴看人的啊，走道都看天儿，是吧？ 丢了很多捡钱的机会，那现在没辙了，谁让我技不如人呢？啊，心想这斯大林也真是是吧？我从出道以来就是干正工的，你现在让我领兵一方，你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是吧？烂摊子接过来，朱可夫丝毫不敢怠慢，可以讲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即使战至最后一人，也要守住列宁格勒。他的口号是。 不是列宁格勒惧怕死亡，而是死亡惧怕列宁格勒啊！新官上任三把火，最重要的是重塑军心啊啊！得搞点人，立立威嘛啊！所以四十二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司令员当即被撤换，然后改组方面军司令部，副手费久宁斯基少将任副司令员，霍金中将任参谋长，自己人嘛，知根知底儿，用的顺手。 他知道现在必须要跟时间赛跑，因为德国人一向以闪著称啊！现在你只能比他更闪，闪得更快。哥几个连夜草拟出了一份防御计划。首先，对城内防空力量进行调整，把分散到全城的高射炮集中起来，放置在重要设施、军火库、粮仓等战略要地。然后，学习德军的打法。 高射炮放平射击德军坦克啊！集中使用波罗的海舰队的舰炮火力，全力打击企图攻占列宁格勒城外几个重要高地的德军部队，这非常重要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想当年日俄战争时期，二零三高地争夺战。一旦城外高地被人占领啊，那引用一下当时日本联合舰队天才参谋官秋山真之的话：占领二零三高地之后。 咱们的炮兵部队想打旅顺要塞，还是港内的俄国舰队，就像从二楼往下扔石头一样简单啊！所以当时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就被日军的攻城巨炮全歼在了旅顺港。可见对于一个对于一个城防的得失啊，高地的作用有多重要。再有呢，就是要让防御工事更加合理化啊，以及增强防御部队的数量。 你指望从别的战区增援不太现实，因此朱可夫不得不做了一些杀鸡取蛋的事儿啊，比如呢，让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空军地勤人员，甚至列宁格勒军校学生都组织起来，拼拼凑凑凑了五六个步兵旅前去这个前线防御。由此可见，苏军当时紧张到了什么程度？九月九号一大早。 德军总攻开始，莱布命令部队分别从南面和西南方向两路对列宁格勒城外阵地发起猛攻。守城苏军官兵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部队损失惨重。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天时间，德军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伤亡也不小。转过天来，德军增强了攻势，出动了更多的俯冲轰炸机，对苏军阵地是狂轰滥炸。 由于俯冲轰炸机精度很高，所以轰炸几乎跟德军的进攻是同时进行的。终于，苏军的薄弱点暴露出来，德军在苏联第三近卫民兵师的阵地上突了进来。民兵师都能近卫，也不知道这咋评的级啊！紧接着，德军以此为突破口，在接下来两天时间前进数公里，占领了乌里茨克啊。拿北京举例子呢，就是到五环了。 朱可夫一看，这不行啊！啊，再这么下去，德国鬼子进来就是时间问题了。于是孤注一掷，把最后一支预备队第十步兵师调过来，希望用这支部队发起一波反突击，把德军赶回去。部队临行之前，朱可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列宁格勒守得住还是守不住，就看你们哥几个的了，你们。” 是守护我们民族命运的最后希望。在航空兵和海军舰炮火力的支持下，第十步兵师不负众望，把德军赶了回去。德军呢，基本上又被逐到六环以外了。这样的话，苏军恢复了之前的战线。眼下，苏联人是可以喘口气了。但是呢，对于北路德军，尤其对于莱布来说，没时间等了。 小胡子元首希特勒的神来之笔又进化出了一个新方案啊！这个呢，咱们下集会详细讲。简单来说，就是德军南线取得基辅围歼大捷之后，准备把南北两路的突击力量再集中到中路，意图在十月之前全力占领莫斯科。因为现在呢，已经九月了啊，莫斯科再不打，确实来不及了。小胡子给这个方案取了一个霸气的名字，叫“台风行动”。 既然中央要刮台风，现如今本身攻势就受挫的情况下，莱布离拿下列宁格勒这个目标啊，就更是渺茫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给莱布的命令很不讲情面，让霍特和赫普纳的装甲集群在九月十五号脱离北方集团军群，往中路军发，归属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伯克元帅指挥。 来步一看，这咋整啊？这挨千刀的小胡子不是落井下石吗？但是他知道劝这货改主意是不现实的啊，只能各种委屈的求爷爷告奶奶，跑关系。在给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打通电话之后，请求通融四到五天时间，自己保证在这段时间之内毕其功于一役。我底裤都不要了，一定要拿下这座近在眼前。 让自己又爱又恨的城市，哈尔德看来老爷子挺可怜啊在给希特勒和凯特尔一顿磨嘴皮子之后，同意给莱布四天时间，并且呢给莱布打了个预防针。哈尔德意味深长的说：“这四天的时间将决定很多人的命运。”莱布心里清楚，自己就是这很多人里的一员。 自己给自己挖的这个坑，到底是掩体还是墓地？全靠这最后一波玩的咋样啊人家中路斯摩林斯克还有基辅都是围歼大几十万苏军的大捷呀！自己如果玩砸了的话，不用多说，你这一世英名将在元首和同僚面前彻底丧失，就再也不可能翻身了。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